闲言碎语不要讲，接连着上回说下章。上一回说的是武松到了孟州城，施正堂立刻审了武二郎，大堂上要把武松打。不听见，身后有人说：“别忙，老爹爹，先别打，这个人能给孩儿报冤枉。”施正堂回过头来看。 原来是少爷十一郎可见世恩，吊着胳膊抱着个头，浑身上下带着伤。小世恩大堂之上露一面儿，这才又惹出惊天动地祸一场。老爷问世恩儿：“你小世恩，耳道旁边那么一嘀咕。”哦，对，不错，喜欢了老爷石正堂。 喝喊一声，传金足，金足来到了大堂上，给老爷叩头。罢了，你把武松押监里，好好的伺候我了。哪一个要叫武松受了罪，提出老去就开堂。是退堂，金足进前忙施礼。二哥，咱走吧，跟我那里歇歇凉。武松说：“哦，都退堂了。”哎哎，二哥跟我走吧。这武松呼呼啦啦。 下了堂，正行走，来到了，远远的看见了南间房，高大的烟墙十八板呢，举刀用隔针插把上，为什么上边插隔针呢？哦，恐怕是里边的罪人翻了墙。虎头门上写王字，十个人见了九人慌。牢门口倒有一副对儿，能人提杯写的墙，上联写。 天堂有路你不走，下联是地狱无门自投降，好进难出四个字贴在了上边的门横上。禁足喊声罪人到了，看门的顺着老眼一打量，咯嘣嘣，偷开三黄锁，竹光绑，拽开了虎头门一张，进来吧。武松迈步把先进，他照着里边一打量。 前边看就是个玉神庙，门框上有副对联写的强，上联写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下联是天理丧尽又昭彰。门上悬着一块匾，三个字写的玉神堂。玉神爷庙里坐，他笑嘻嘻的坐当阳，屋里纱帽 头上戴是污泥红袍，穿身上腰里系着污泥带，是污泥靴子儿组装。他面黑好像个鏊子底，络腮胡子半扎长。武松想：我进阎先拜拜雨神爷，给他们头儿们增增光。武松进庙下了跪，那个金主这边开了枪。耶，到底是二哥当个猪头，场面过节真是强。武松说：没什么。 说说你们祖师爷的根本吧。哦哦，你知道？武松说知道。哎，那好，你说说俺听听。玉神爷，你本是老头叫张旺，想当初你也管着南间房，也因为赵匡胤杀了越女十八口。 把他顶嘴押奸房，呃，你和匡胤是朋友，你想救救赵玄朗，你是两肋插刀为朋友啊。火焚了那座南监房，火起来，你趁机放走了赵匡胤，就把你烧死在监房。赵匡胤高平关上去接头，李包庄许下了大姑娘，陈桥兵变做了店，他封你管着天下御神堂。 他封你一天自走蜗牛之地，你走到哪里都管建房。你保佑保佑做保佑吧，保佑你地子吴天刚。此地要开销我这个案儿，我给你重盖庙宇四军庄。此地要不开我这个案儿，可你这个小庙住不长了。不是恁二爷说大话，我三拳揍进你堂外炕。 啊！金祖说：“我二哥，你起来吧，哪有你这么许愿的？你怎么揍的个祖师爷爷唐麦康啊？”武松说：“你这个玉神不是用麦炕和你一块做的吗？啊，那那叫素的。”武松说：“别管素还是做，都一样，都。”二爷，你你别管怎么着了，依我看，你就在这儿先待会儿，我给你打扫打扫玉神庙，你就住在这儿，怎么样啊？ 武松说：“不行，我得先看看男友啊啊！那好吧，你随便去转转，我先给你打扫着。”好，武松出了御神庙，他照着里边一打量，呵，他照着里边四下来看，那间一里真肮脏，尘土来回狗四指，臭虫虼刀爬满墙，虎豹老鼠来回的跑，摇头摆尾吃八场。见犯人，有几个长着脓包劲。 有几个腿上长连疮，有几个老鼠啃了脚后跟，有几个脸上拉渣黄。武松心里说：“什么叫天堂？什么叫地狱呀？天堂地狱是聚在人间。”武松照着那边看，在那边倒有人一帮满堂全福寿啊，一心敬你哥俩好啊，呵哎呵。 那个说我不喝了，你不喝啊？你输了不喝，赢了喝呀？我喝不下去了，你怎么喝不下去了？我刚才出去白溜，什么叫白溜啊？就是借个小手。你说借小手不完了吗？你干嘛白溜啊？白哪门子溜啊？呃，刮了一阵子抽风，什么叫抽风啊？我就是听了几句闲话，什么闲话呀？说顶风来了，就是咱们几个人的事儿了。 哦，那怕啥呀？不就是那个事儿吗？冰风一来，把咱们弄到西门外头，冰凉一阵，落个碗口大的疤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样刮着旋风回家，更生盘缠。你不喝，我我喝；你不喝，我喝。我喝，我那嘴呢？他都找不着嘴了，还喝呢。武松一看，心里说：“嗯，这是些江洋大盗，净黑话，给他们拉了还有点意思。”对，武松他。 走到近前，忙施礼啊！各位男友都安康，大家都好吗？这些人照着武松看，哟，这个大个咋长这么长啊？哎，你是哪里来的个大个子？你犯的什么案啊？这个时候，进祖啊正在那边打扫雨神庙，一看武松奔那伙人去了，心想坏了，那些人都是等着秋后出绝的，上边赏给他们些酒菜，他们每天吃喝等死。 <laughs> 都喝得醉头醉脑的，要闹起来可是个麻烦。想到这，赶紧放下笤帚就跑过来了。急忙说道：“哎哎，我是中文，你别当他是哪一个？他就是景阳刚大虎的武二郎，他在阳谷县里当都头，杀人三个没闭偿。今天从军来到的，刚才老爷过他的堂，刚才老爷把堂过人家的光棍真不让。哦，你说说他怎么个不让法？” 大老爷非要打他一千板他倒说一万八千我敢当。不是我武松说大话，你愿打打个七天八后晌。老爷当时没敢打，把他押来俺间房。众人未听这些话，七大呼的乱嚷嚷。哦，你就是景阳冈大虎的五二哥吗？你的大名俺久仰。这个说，咱哥俩见面一心敬。武松说我不喝。哎。 我一心敬你，你怎么不喝呀？你你要不喝，我是个小舅子。这啊！武松一听不喝不合适了，啊，那那好，我让那个一心敬那个说二哥哥，我敬你个二妈来头汤。武松说不喝了，不哎，你怎么喝他的不喝我的？哎，一见面可不能有远有近呐。你要不喝，我我是个老丈人。哎，哪个说你这什么话呀？ 哦，我说二哥不喝，我是小舅子；你说不喝，你是老丈人，咱是爷俩呀。这武松说：“你们俩别闹了，我喝，我喝。”好，二哥，你喝个桃园三结义，对四季来才做不强。这个说二哥喝个五金魁，那个说六六大顺十里当。这个说二哥喝个七个桥，哎，八仙过海更漂亮。武松喝了八杯酒。 他笑嘻嘻的开了枪，各位，你们犯的都是什么案啊？啊，对，给在下我讲讲。哎，这个说，要问俺犯的什么案啊？啊，孬孬好好不一样啊。武松说：“别管孬好。”打从头说：“一个一个的说。”哎好，这个说，我一夜赶过八匹马。那个说，我一次红过二百羊。这个说我豆腐干客观音做了二年四品花堂。呀哈，你干的还不小嘞。 哪个说东大道？我缺过银两缸，我砸了皇上就帮粮。就武松闻听，哈哈笑。嗯，你们两个真不让英雄所好喝。哎，喝喝喝！武松那边一瞟眼呀，有个人蹦到地蹦上。武松说：“你是犯的什么案啊？为什么弄成这个模样？”那人闻听一撇嘴，别提了，我这嘴受的真窝囊。哎。 武松说：“我听你说话，你不像本地人呐。哎，问我的家家有缘我家住山东，在汶上。也一位替兄报仇，杀了嫂子。耶！”武松说：“咱们两个是同行。”